经历圣灵的洗，讲到洗礼，我们今天我们就很耳熟，因为我们说到洗礼的时候，我们知道是水洗，那就是什么呢？水洗有分作地理、沙理和啊，跟着我走哈，地理、 敬礼和洒礼，圣灵的洗呢？灵洗呢？我们好像觉得很陌生。什么叫做灵洗？啊，水洗我们都记得。啊，我什么时候或者我小时候，牧师给我洗礼。那圣灵的洗呢？耶稣说：“你们要受圣灵的洗呀。”刚才。 我们的姐妹带领我们读了啊。耶稣说：“你们要受圣灵的洗。”那么，什么是圣灵的洗？我们听到灵洗，我们觉得好像很难明白。但是有一个很出名的神学家叫做 Mike Green，他很简单的解释，他说：“灵洗圣灵的洗，是以各种的形式或者各种的名称在圣经里面出现。比如说，举些例子嘛，圣灵充满。” 也叫做圣灵的洗，领受圣灵，圣灵的印记，还有圣灵高莫，这些都是什么？都是属于灵洗圣灵的洗呀。所以可见，我们基督徒，我们相信耶稣的人，我们除了有水洗一次、一生一次，因为圣经说一洗。 对我们有水洗，可是我们还有灵洗，而这个灵洗不是一生一次，这个灵洗是我们可以常常、常常经历的，就好像森林充满啊，我们可以常常经历的，我们可以这样子领受的。只是一个问题是什么呢？什么时候我们经历领受圣灵的洗呢？洗礼哎，十二月二十五号。 哦，洗礼复活节我知道，我洗礼水洗或者敬礼。那么现在圣灵的洗呢？什么时候呢？哎，就有不同的看法了。啊，我们基督徒是什么时候受这个圣灵的洗呢？有三种不同的看法，我就跟大家来做分享。第一种看法，那就说什么？我们相信耶稣的时候，我们就已经经历就领受圣灵的洗了。 《使徒行传》第一章、第二章告诉我们，耶稣升天的时候对门徒说：“你们要在一起祷告，等候圣灵来。”祷告了四十天，五旬节那一天，圣经里面说什么？圣灵就降下来了。匆忙，当时祷告了一百多人。彼得。 耶稣被抓、被钉死之架的时候，他很害怕，他躲到一边。他三次否认耶稣，可是五旬节圣灵降下来了。彼得很勇敢的，他站起来，跟大家传福音，然后圣经里面说，几千人听到彼得的讲道，他们觉得什么？他们觉得难过、扎心。 他们为什么会觉得难过，会觉得扎心呢？因为圣经里面说什么，圣灵来是要叫人为罪、为义、为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，不是责备别人。当他们听了彼得的讲道，他们知道自己做错了。我们怎么可以将耶稣定死自己啊？我们怎怎么不相不相信耶稣啊？所以他们觉得难过、扎心。他们就问彼得一句话：“彼得，我们要怎么做？” 彼得怎么回答？彼得说：“你们个人要悔改，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，就被什么灵受所施的圣灵。意思说，你们相信耶稣，就被灵受所施的圣灵。而这个灵受，就是说，你们要受圣灵的洗。这个是给谁呢？给所有的人，给所有相信耶稣的人。” 我们上帝所召来的人，所以从彼得讲的话，一定领受圣灵给一切的人，我们上帝召的人，这些意思就是什么？我们信主，我们信主的时候，我们就领受，我们就经历圣灵的喜乐。保罗也这么说啊，保罗说什么？ 我们不只是犹太人、希利尼人为奴的，都从一位圣灵受洗，看到没有？只要相信耶稣的人，他们都受圣灵的洗，成了一个身体，成为主的身体，成为教会了。所以，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，什么时候我们经历、我们领受圣灵的洗呢？我们相信耶稣的时候。 我们悔改，我们相信耶稣的时候，圣灵的喜就临到我们了。那么，这个是第一种的说法。谁接受第一种的做法呢？圣公会啦、长老会啦、信义会啦，这些所谓传统教会 （traditional church），还包括我们什么卫理公会。我们卫理公会，我们相信，我们信主的时候，圣灵的喜就临到我们。但是还有第二种啊，第二种说法是什么呢？ 相信耶稣，相信耶稣的时候还没有圣灵的洗，要做什么？要按手祷告之后。这个 slide 好像走得很慢啊。要按手，按手祷告之后才受圣灵的洗。使徒行传记载两个故事，一个是撒玛利亚人信主。使徒行传记载说，执事菲利非常热心，他跑去撒玛利亚传福音。 撒玛利亚城大大复兴，很多人相信非利所传的福音，相信耶稣，然后他们也接受洗礼。可是接下来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呢？撒玛利亚人，他们有没有圣灵呢？啊，圣经说他们信了非利所传的，他们都受洗了。不过，圣经说。 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身上啊。后来，使徒呢，做一件事情，按手在他们头上，按手给到，哎，圣灵就临到他们的圣灵的心。不单是撒玛利亚，以弗所也是怎么样？使徒行状第十九章记载，保罗。 问那些移父所的弟兄姐妹们，你们相信耶稣的时候领受了圣灵了没有？他们回答什么？没，没有。我们相信耶稣的时候，我们没有领受圣灵的洗。后圣经里面记载什么？保罗呢？他就按手，按手在他们手上、头上，圣灵便降在他们的身上。 所以这是第二种的说法，按手祷告才经历圣灵的洗。什么人接受这一种、第二种说法呢？天主教。所以天主教很看重这个按手祷告，知道吗？按手。弟兄姐妹们，天主教的弟兄姐妹们，他们也很渴望、很渴慕这个神父、牧师为他们做这个。 按手祷告，他们就是根据这两段的圣经，特别是《使徒行传》第八章撒马利亚的经历，所以他们说需要教皇按手、大主教按手、主教按手、神父按手，才能够什么？才领受圣灵啊！天主教这种的了解神学叫什么呢？我只背的这一句话。 拉丁文叫做 Sopia Operado。这个观念是什么观念？你们看，这个叫做水龙头。水龙头对他们来讲，说，这个暗手祷告是一个纯病。这个纯病从哪里来呢？从耶稣那边来，因为彼得是第一个教王，那是耶稣封立的，耶稣暗立的。然后彼得过后有第二、第三、第四，一直连续下来。 耶稣的按手在彼得身上，彼得头上，彼得按手在第二任教王、第三任教王。你看，那个属灵的权柄，那个属灵的恩赐，就是借着这个按手，这样流下来的，就好像我们一开水龙头，那个水就这么流、流、流、流、流，流到每个灵兽的人。这是天主教他们这一种的了解。 按手祷告之后，按手祷告才有圣灵的喜。哎，我们呢是信主的时候有圣灵的喜，他们是按手祷告了才有圣灵的喜。可是还有第三种说法啊，第三种说法是什么呢？信主的时候相信耶稣的时候有领受圣灵，不过呢一部分是把它给让抛弃了，还需要什么 second experience，还要第二次的经历。 还要第二次的经历，这种说法是谁说的呢？Charismatic Movement，我们通常叫灵恩教会运动啊，灵恩运动教会或者灵恩运动教会的弟兄姐妹们，他们说这种说法，啊，他们也是有圣经根据的。我们都知道，使徒行传第二章记载，五旬节圣灵降下，门徒们被圣灵充满嘛。可是。 他们解释说，那是第二次。其实，在五旬节之前，门徒们已经被圣灵洗了，不过那是十八件，一部分；而五旬节《使徒行传》记载的，那是他们第二次 second experience，那是 s n o n i a 完完全全领受圣灵的洗。而他们也是有圣经根据，根据什么呢？根据耶稣。 耶稣复活的那个晚上，向门徒显现，他对门徒们吹一口气，然后，耶稣说什么？你们受圣灵。我们知道上帝创造人的时候，向人吹一口气，然后圣经说什么？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。现在来到新约，耶稣复活了，生命的主。 向门徒们吹一口气，你们受圣灵。所以，门徒们已经领受圣灵了。不过，十八个样，一部分直到五旬节的时候，他们才完完全全的领受圣灵。所以，灵恩运动教会或者弟兄姐妹们，他们认为说。 是信主了，是领受圣灵，经历圣灵，不还需要第二次，所以他们这个叫什么？二重经验，二重经验。而这个，他们除了用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，他们也用《使徒行传》第九章、《使徒行传》第十章、《使徒行传》第十九章，甚至耶稣在约旦河受洗这个事件，来证明、来印证、来支持他们说。 我们要两次这个经验，所以他们把基督徒分成两种：一种是什么？一部分领受圣灵 （partially receive 圣灵），一部分是什么？fully receive 圣灵。一个是十八香呀，一个是 s 十八弄呀。可是你知道，这是他们解释这个圣灵的事。不，有的人洗礼，也有的人这么解释嘞？ 我做牧师，我跟人家洗礼、定礼，那就拿一些水放在头上，这个叫做定礼。敬礼呢，那不必说了，就是啊，全身浸在水里面嘛。啥礼呢，就是这样傻，在教会历史上，曾经有一段时间，主后第三世纪、第四世纪，信主的人每天不是加一个、两个、两个，是加千个、万个，因为那个时候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。 所以整个罗马帝国，那个时候世界最强的国家，每天相信耶稣的人，每天要接受信主洗礼的人是千万人呐。那怎么洗礼？怎么洗礼？一个一个洗吗？一个一个进吗？做不来。神父就做这个洒礼，拿着那个树枝，水浆一洒过去，奉耶稣、奉圣父、圣子的名，为你们施洗。 几千人就死了，啊，我们现在比较少看到。但典里我们看到敬礼呢，我在，我离开三个堂，在巴在巴生半岛马上做牧师的时候，就有一些弟兄，你们就没有跟牧师讲了哈。我在那边就有弟兄姐妹们跟我讲，牧师啊，我要洗礼，哪里洗礼呢？我要做敬礼。所以他们有家庭营，有时候在海边，波特森海边就在波特森海边洗礼了。 有时候在旅店，就在旅店那那个游泳池洗礼啦。啊！如果有河，也在河边洗礼啦。啊！有一次，有个弟兄来跟我讲，牧师啊，我要洗礼，好好好啊！不过我要净的，啊，就是全身净的。然后他讲了一句话，他说那个净的那个洗礼呢，才是富本体证。我他一讲富，我就跟他讲，你来告诉我，什么叫做富？什么叫做不富啊？呃，什么叫做满？ 什么叫做不满啊？哎，也这么分的啊，啊，他就讲不出话来了。后来我就跟他讲，洗礼最重要的，你们知道是什么吗？不是多少水呀？你不要以为说啊，洗礼好像整个人进到水里面起来才叫做洗礼，那那是我们又不是洗澡嘛，哈，对不对？ 啊，所以不是不不是这样的了解的。你讲水没？我告诉你，教会历史上曾经洗礼是什么？三滴水，三滴水。这么说只有三滴水呢？没有水。我们马来西亚得天独厚，热带森林很多水，对不对？有些国家住在沙漠那边，哪里有水？喝水都成困难啊！你看，好像新加坡。 马来亚不给他水，最后他做了一个很很成功的国家，把我们的小便，把我们洗过的东西又再变成水了，是不是？新加坡就是这么样，哪里像我们呐？所以那些没有水，但是还是要洗礼呀？怎么洗呢？三滴水，我奉圣父、圣子、圣灵的名为你施洗。所以弟兄姐妹们。 洗礼最重要的是什么？不是水。有的人说这一点点水怎么叫洗礼呢？要全身去浸一浸。我说不是洗澡。洗礼最重要是什么？In the name of Holy Father, Holy Son, Holy Spirit。所以我们物理公会，我们相信所有的人的洗礼，只要你的洗礼是。 圣父、圣子、圣灵那么洗礼，我们说你已经洗礼了。我们不会像一些人，好像比较骄狂过正了。你洗礼了没有？洗礼了？怎么洗？怎么是用三滴用不是三滴水的？怎么是用一些水在我头上洗礼。哎，不不怎么会？你还要来这边静一静。哎，一次洗礼呀，我们是奉圣父、圣子、圣灵的名洗礼。我讲这些故事，就是这是历史的故事啊，就让大家知道。 耶稣吩咐说什么？你们要奉我的名，奉圣父、圣子、圣灵的名施洗。但是我们慢慢历史的发展，有些人变得好像太过强调某一种洗礼的。其实我们强调是：你的洗礼有圣父、圣子、圣灵的名吗？是在圣父、圣子、圣灵的名之下洗礼的吗？好，洗礼的，那就是圣经里面说。 我们已经洗礼了，弟兄姐妹们。我刚才讲了有三种说法。第一种说法，相信耶稣的时候就已经有洗礼了；第呢，种话法，按手机啦，才有洗礼；第三，相信耶稣的时候洗礼，不过呢，是不括古的敬礼。 尼巴，嗰啲我第二尼巴跟这三种说法我都用圣经啊，都用圣经。那么你说到底哪一个对，哪一个不对，哪一个更好呢？我告诉大家，弟兄姐妹们，三种都有圣经根据。那我们要怎么去看待它呢？我们看看音乐，我喜欢用这个比喻。好，音乐，另外一个是 e 音乐。 哆来咪发嗦拉提七个音，对不对？而这七个音全世界的人都用啊，我们华人用，印度人用，马来人也用。你们有没有看到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有没有？没有啊。我们当中音乐很好的哈，我们那个爱良爱良同学他的孩子很会弹钢琴，有没有八的？没有。 就是哆来咪发嗦拉提，但是你会发现到，印度人用、马来文用、华人用，全世界的人用，全世界的人都从什么哆来咪发嗦拉提谱出数不尽的音乐、诗歌、乐曲等等啊。同样的，从圣经我们看到有三种不同的模式。 让我们经历上帝的事，这是上帝的恩典呐。我们的上帝是蛮有怜悯、蛮有慈悲的上帝，他知道，他用各种的管道让人得到满足，也用各种不同的方法使人得到祝福啊。所以，我们不需要去辩、去争论。呃，第一种说法、第二种说法还是第三种说法，后无圣经。 最终我们要肯定，有的人如果他说第一种，我相信我受洗的，我我相信耶稣，我已经有圣灵的啊，我们接受他，尊重他，因为他知道自己已经啊。有的人可能他觉得我我没有，我觉得我需要祷告，我们就为他祷告，因为神可以用这个方法也让他成长啊，让他得到祝福啊。 啊，有的人他可能觉得，哎呀，我圣灵经历圣灵的喜，我不够，我我要追求第二次。感谢主啊，神也满足他，上帝也满足他。所以，我们记得圣灵的工作、上帝的工作是不受、不受限制的，是自由的。所以，没有一定要按手，一定要怎么样。 感恩，上帝知道我们的软弱，我们的需要，他用各种方法让我们的渴慕的心得到满足啊！有的人要按手，有的人呢，他讲方言。我下个礼拜就谈方言了。我们教会当中有好多人都会，也有一一些人，好多人，也有一些人也会讲方言呐。这个跟圣灵的恩赐有关系呀！啊，有的人，神让他经历。 这个方言，他生命成长啊，有的人需要某方面的恩赐使他成长啊。我以前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，我一个同学四年一起读，也同房四年，可是这个同学呢，每次学校考试、神学院考试写 paper，他都是最后一名，就说他的成绩最差。后来他毕业了。 他出来做传道，他也出现一些状况。哇，那当然是打击。在学校读书又在神学院受训，成绩又不好，出来又遇到一些问题。可是后来，上帝给他一个恩赐，为人祷告。我跟他同学四年同房啊，我认识我这个同学为人祷告。哎，一些人祷告得到医治啊。我举个例子，我那个时候还在班纳马兰。 我带领一个家庭信主。有一天，那个家里有一个人忽然跟我讲：“牧师啊，你知道五字天书吗？啊，五字天书是什么？我看古龙小说倒是有了啊。啊，现在五字天书，然后他说什么？牧师，你就是不知道了。他哭哦，他为什么哭？原来他在中学的时候，他加进了那个鸡蛋教，那个一贯道，那个一贯道你加进去的时候，你要发出咒，知道吗？” 那个毒咒是什么？那个毒咒就是说你不可以离开呀，如果你离开会被五雷轰顶。我也不晓得五雷轰轰顶是什么。然后，除非什么有人能够解释五字天书。我古龙小说有看到五字天书啊，那现在怎么解释他？我没办法，他来做礼拜了，但是这件事情一直在他心中成为他的捆绑啊。 我为他祷告，他流眼泪。有一天，我就请我这个同学来为他祷告。啊，当然不是他一个好的人，祷告要祷告。好，我的同学为他祷告了，他就这么样倒下去了，还会做一些呕吐，一些呕吐，哎哎哎，啊，这种的现象出现啊，过后。 我问他这件事情，你知道他回答什么吗？牧师啊，我忘记了这件事情了了，他不记得了了，啊，感谢主啊！圣经里面说什么？上帝说：“我涂抹了你的国防，向后云消散；我涂抹了你的罪恶，如薄云灭没。” 上帝涂抹我们的过犯，向后云消散；上帝涂抹我们的罪恶，同样，神借着我这个同学，把他记忆中捆绑他的，把他记忆中这个把他抹掉了。结果，结果，这是工作。我这个同学，我请他来，不然在。 班德本兰做牧师请他，我在芙蓉做牧师也曾经请过他，不是一次哦。那有一些，我就跟我的同学谈起他这个恩赐，你知道他讲了一句话，你看他讲的多么有意义。他说什么？上帝现来被外代表农业，没有自信，所以呢，是我这个恩赐来坚定我。 给是找么西，给是找多脑的醒醒啊！所以你看，我们的上帝阿巴胡先呢，他知道我们的软弱，他知道我们的需要，也知道我这个同学的需要，然后就给他一个恩赐。好像我们的高会长，还有一些人，啊，这种祷告服侍，使人得到祝福。当然。 我们也从很多其他不同的管道得到祝福，也不是单单祷告。但是，如果我们觉得需要，我们有需要，我们渴慕的心，神的恩典会借着不同的方式领导我们。最重要，让我们更加认识他，让我们的生命更新，让我们的生命成长，让我们在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。所以，三种不同的洗礼，我们不必去争论。 不必说哪一个对，哪一个不对，哪一个好，哪一个不好。圣灵工作做，上帝的工作是自由，不受限制的。第三，我们就叫个什么生命表现。来，第三点，生命，生命，圣灵的流啊，这个生命的流入，三种不同说法都有圣经根据，哪一种说法正确？ 哪一种说法更好？我们不要去看见。我们最重要为什么？生命的流入，圣灵的工作。曾经有一段时间，那是好多年前的事情。灵安运动教会跟我们这些传统教会关系很不好。我们这些传统教会的看他们做礼拜，讲方言，唱灵歌，在地上。我班达马兰教会就有，知道吗？我班达马兰教会分英文音跟华文音，英文音就是做这些，祷告了， 一个医生，医生呢，他会坐在地上，哈哈哈哈哈哈，笑笑笑笑个不停，这个叫做 “Holy La”，是吧？啦啊，这个叫圣笑。我的一个我的知识，跟人祷告了也会这么倒下去的。我做他们牧师做七年呢，好，但是我说这种灵恩的现象啊，好了，那个时候几十年前，当我们看到一些灵恩教会聚会的人。 他们祷告的时候讲方言、唱灵歌或者哭这些等等。哎呦，我们看了，魔王爱唱哦，戴凯利先佬嘞，邪灵哦！哎，这个不可以讲啊！我告诉你，我从来没有讲这些，不可以讲。如果是圣灵工作，你讲邪灵啊，你是亵渎上帝，你是亵渎圣灵。你知道，耶稣在世界上赶鬼的时候啊，有人说什么？一直考的鬼王考赶鬼。 耶稣讲了一句话：“你们是亵渎圣灵，圣灵的工作你们乱乱讲话，所以我们不要做这些评论。不明白是另外一回事啊，不要随便评论。但是，灵恩运动教会的人呢，又对我们怎么看法呢？我们这些人做礼拜，哦，看我们的样子，冒起灵了，我们没有圣灵，其实这些都是错误的。我们要看。” 生命表现，我们要看圣灵的果子嘛。如果一个人，耶稣也曾经讲这么一段话，没有圣，没有时间读圣经的哈。耶稣曾经说什么啊？你们要小心狼啊，狼披着羊皮呀。还有耶稣也说什么？好树就结好果子啊，坏树就结坏果子啊，坏树不会结好果子啊，好树不会结坏果子啊。意思说，我们看树。 我们看果子，看生命的表现。如果一个人他会讲方言，他会唱灵歌，按手祷告，然后他的表现、爱心、热心、为生、感恩奉献、爱人、爱上帝，他说：“我领受圣灵的心。” 而另外一个人，我也有圣灵的喜，但是呢，他生活都没有爱心，没有信心，冷冷淡淡，比 cream 还更冷，没有维生。他也说我领受圣灵的喜，哪一个可靠？哪一个是有圣灵的喜？我们要向这个有圣灵果子的人看他们学习啊，反省自己呀，因为耶稣告诉我们要看果子嘛。 生命的见证非常非常的重要，所以我们传统教会，我们要我们学习。有时候我们理性太强了，我们感性弱了；但是有的人，灵恩教会运动有时候又感性太强了，理性弱了一点。我研究教会历史，我的神学是中庸的，我整个看教会历史，有时候太感性。 有时候太理性，有时候太感性。太理性，就在人太感性的时候，或者太理性的时候，就有一个大复兴的出现，把人从太感性当中拉回中间，或者把人从太理性当中拉回中间。中庸，感谢赞美主，卫理公会就是属于中庸的教会。用我心里说，卫理公会是，英文不好啊，纠正我。 Friend of all, enemy of none。我们是所有人的朋友，我们没有敌人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神学是 moderate theology，我们是中庸神学。所以，牧师最后要讲的是什么？我们要什么？有些灵恩弟兄姐妹们，我们看他们的信心、爱心、热心、为生、甘慕追求、感恩奉献。你知道我班打马郎。 安德马兰，谈了那些英文跟弟兄姐妹们，你看他们的奉献，你会觉得，哇，感谢主，他们是那种的为神奉献，因为他们经历上帝，上帝的恩典呐。我们向他们学习。我们昨天晚上支会开会，我们时候到了，我们开始一个星期是晚上的祷告会，那个祷告会叫做。 情与卢祷告会，情感情的情，那表示说用音乐、用诗歌敬拜赞美。卢，选卢，卢在圣经里面，代表祷告，我们叫做情与卢聚会。我们的传道预备好的时候，会带领这个聚会。我想上帝的一个恩典，让我们可以、可以、可以有另外一个层面的认识。我常常讲。 改变不定不一定进步，可是不改变一定不进步。神的恩典预备传到我们当中，你们知道，我们传道会讲方言，你们知道吗？你们会不会吓了一跳啊？哎呀，多拿早谁了哦，哈，我他是我三十年前认识的一个少年人呐，见到他去年他忽然间打电话给我，他有个需要要我帮忙，我帮不到他。有一天他出现在我的 office，啊，我认识他，认识了他。 啊，知道过去的少年人，宣道堂的少年人，啊，这就是上帝的预备啊！所以，他现在成为我们青少年施工、青少年施工干事啊。我想，他会带给许许多多人祝福。我们的上帝是阿巴父上帝，爱我们的上帝，怜悯我们的上帝，知道我们的需要，让我们情与如聚会开始的时候，我们来参加，我们学习哦。 我们常常听见这位上帝，是不是？我们在情雨如聚会当中，我们经历这位上帝，经历这位上帝。不是我下个礼拜才讲关于方言的问题，但是让我们知道，感谢主，我们的神爱我们。好，我们来唱诗歌，我的神，我要敬拜你。